第五十二集。此时回忆起与游虫在海边的事，林和熙倒是终于记起来自己答应过要画画送给对方。他转头问方清明：“哎，你知道大学城哪里有美术用品店吗？”虽然不是美术专业的学生，对画画也是一窍不通，但出于追过夏长风的原因，方清明还真就知道一家夏长风常去的美术用品店。 细想片刻，他将那家店的具体位置说了出来。从酒吧街绕近路过去并不远。林和熙道：“我要去店里买点东西，你是跟我一起去，还是先回去啊？”方清明面露犹豫。林和熙见状，主动开口向他提议：“好像下雨了，你先回学校吧。”方清明却摇了摇头，下定决心般开口道。 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我是有点担心，会遇到我之前追过的男生。迈步跟上林和熙，他有些苦恼的解释：“他是美院的学生，你知道的。那家店的老板是他的朋友，他经常会去那里买东西。”方清明顿了顿，语气里强作镇定：“ <sighs> 我觉得，他当初会拒绝我去看画展。” 大概是有点看不起我。猜到画展的事过去以后，他们之间大概是又发生过什么事。林和熙也不过问，只轻轻扬起眉间。没事儿，如果真的遇到，他有几分随性的笑起来。我给你撑腰。方清宁愣住，而后展颜，多半是见方清宁长得漂亮。 美术用品店的老板还记得他。林和熙与方清明进店时，老板有些惊讶的叫住他：“你不是上次跟夏成风过来的那个小姑娘吗？今天怎么没见夏成风来啊？”方清明面露几分尴尬，林和熙见状，伸手将他拽到身边，神色散漫的冲老板摆了摆手，领着人走向店中的货架后，倒像是个护短的。 老板看在眼里，忍不住陷入沉思：难不成这小姑娘已经放弃夏成风，又新找了个男朋友？正百思不得其解之际，店外大门又被人推开了。老板闻声抬头，瞥见往里走的夏成风和尤崇时，登时就乐起来：“巧了。”夏成风笑问：“怎么巧了？”老板没有正面回答，只露出一副看热闹的神情。 刚才还在想你，啊，你人就推门进来了。夏成风满脸好笑：“你没事想我干什么？事先说好，我可是直的。”老板登时面露嫌弃，说不过对方，他转而去找油虫闲聊起来。见油虫站在前台边，没有要跟进来的意图，夏成风独自朝货架后走去。他过来买画纸，摆画纸的货架在最靠里的那一排。 路过前排放颜料和颜料盘的货架时，夏乘风瞥见那排货架前站了两个人。里侧的高个子男生他并不认识，跟在女生旁边的女孩子他却能仅凭一眼就认出是谁来。夏乘风脚步定住，倏然转过脸来，目光直直投向站在里面的方清明。仿佛有所察觉。 方清明很快也抬起头来，借着头顶明亮的灯光看清夏乘风脸的那一刻，他犹如被定在了原地，目光不知所措。夏乘风语气冷淡的开口：“你不是美术专业的学生，来这里做什么？”眼底飞快掠过几丝难堪，甚至忘了还有林和西在。方清明此时只想收回视线，不再看对方，却像是被控制住般，怎么都做不到。 他久久的沉默下来，夏成风眼神愈发疏离，还要开口说什么，就看在站在方清灵身后的男生转了过来。林和熙抬手抵在方清灵背后，满是提醒意味的推了推他，后者骤然回神，下意识的朝前走去。林和熙亦不紧不慢的跟在他身后，直至快要走出货架区时。 林和西神色如常地抬手揽上方青柠肩头，停在夏承风面前，懒洋洋地挑起唇角，故意咬着重音说：“麻烦让一让，你挡到我和我的女朋友了。”夏承风的脸色骤然难看起来，他的身后有人脸色更加难看。闻声而来的游虫从夏承风身后走上前来。 目光落在林和熙搂住方清明肩膀的那只手上，满脸风雨欲来的怒意。你女朋友？他一字一顿：“林和熙，你哪来的女朋友？”被对方这样怒气冲冲的质问，林和熙亦有些心虚，搂在方清明肩头的手却始终未放，甚至还向他做起介绍来：“这是方清明。 上次在食堂吃饭，你们也是见过的。尤崇气得转身就走，眼见事态演变成这样，夏乘风也顾不上再去深究林和熙话里的真假，同样转身朝尤崇追过去。待那两人消失在店门外，林和熙这才收起脸上的散漫模样，匆匆把手里的商品放回货架上，和方清明离开店内，站在马路边左右环顾起来。 好在油虫没有走远，夏成峰似乎也不和对方顺路。目光掠过油虫渐渐变小的背影，林和熙转头问方清明：“你一个人回学校没问题吧？”方清明愣愣点头：“没问题。”不再说什么，匆忙与方清明告别过后，林和熙抬腿朝油虫的背影追过去。前方是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，油虫已经穿过斑马线，走向街对面。 林和西加快步伐跑过去时，路旁的绿灯已经跳转为红灯，他被迫停在斑马线前，心中默数红灯剩下的秒数，面上掠过轻微的焦虑神色。幸而大学城这边行人多，红灯不会设置太长时间。最后的三秒里，眼睁睁的见油虫要拐过街角，身影即将消失在视野里，林和西骤然抬高声音朝对面喊道：“油虫！” 街对面的人神情微顿，最后还是停下脚步，回头望向还在等红绿灯的他。倒计时的数字消失，交通灯的颜色跳为绿色。林和熙不做任何考虑，径直迈步冲上斑马线。左侧的右行车道陡然拐过来一辆摩托车，骑车的人同样没有料到斑马线上会有人冲出，连忙踩下刹车，却已经为时已晚。 摩托车还是朝着林和西的方向撞了过去。对面人行道上的油虫瞳孔微缩，转身就往斑马线上跑。电光火石之间，林和西自己反应过来，速度极快的往后退了一步。摩托车擦着林和西的手臂和裤腿划过，带起一阵猛烈的风，最后有惊无险的停在十来米开外的地方。 车上的人回头对他破口大骂，然后满脸晦气的开车离开。林和熙站在原地，等急速跳动的心脏渐渐平稳下来，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油虫已经回到了斑马线上，面色又沉又怒的站在他面前，拽过他走向马路对面，最后在人行道边停步，转头脸色难看的骂道：“你不要命了！”林和熙老老实实的答。 你 <laughs> 要的？尤虫怒意未消，竟然知道危险，还跑那么快干嘛？林和熙抬眸扫向他，神情悻悻。还不是因为你走的太快了。尤虫气急反向， <laughs> 我走的这么慢，你还追不上？两条腿长在你身上当摆设的吗？乖乖被驯化的人。 冷不丁的拖着音量，长长的哦了一声。尤虫瞥他一眼，给我好好说话。没有接对方的话，林和熙神色微妙的望向尤虫，唇角轻轻上翘。原来你是故意放慢速度在等我呢。被他的话噎了噎，尤虫冷下脸来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林和熙笑眯眯，不就是刚才？ 将他面上的笑意收入眼底，此前的不快再度涌上心头。游虫嗓音凉凉地问：“你的女朋友呢？你怎么不跟她走？”